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、晋江文学城授权、尹轩剧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拯救美强惨男二》，作者九月流火，第一百八十八集。洛涵的话，林清霄听懂了，但是无法理解，这和他的认知出入太大。在他看来，恋人和夫妻、恋爱和成婚没有区别。 这本该是一件事情，但是现在洛寒想分成两件事来对待。说实在的，林青霄心中有种不好的预感，他压住心中的不安，依然温和地同意他的一切要求。好，就按你说的来。你不用紧张，你喜欢什么样就按什么样。洛寒长长的松了口气，林青霄看到，心里又沉了沉。 他们俩停在甬道上说话，现在分歧解决，两人继续往前走。剩下的半截路莫名沉闷。很快院子到了，林青霄将洛寒送到门口，说：“你安心休息，如果有什么事情，立刻给我传信。”好。洛寒点头，他推门进屋，发现林青霄依然在原地看着他。洛寒手指搭在门沿上。 无意识摩挲雕花，忽然叫住林青霄问：“你是不是不太高兴啊？”洛寒不假思索：“没有。”“那就是有。”洛寒叹气说：“你着急回去吗？如果不急，我想和你谈谈。”洛寒主动说，林青霄不会拒绝。他们两人进屋，洛寒率先坐到低榻上，还特意往里挪了挪，对林青霄招手。 快过来！林青霄脸一，坐在洛寒对面。洛寒看着噎了一下，其实他是想让林青霄坐到这边来的。洛寒安慰自己，今天主要是谈话，坐哪里都没有区别。他默默挪动，悄悄坐回原位。洛寒想到林青霄的成长环境，大概能理解他为什么会产生这种误解。 林青霄并不是在一个安全的、充满爱的环境中长大，他没有见过稳定的感情模式，而他的父母又做了个极糟糕的示范，所以在林青霄的观念里，家庭等于责任，夫妻等于契约，他并没有意识到夫妻存在的第一前提应当是爱，故而昨天他们确定感情，林青霄会理所应当的觉得这是婚约。洛寒试图解释。 其实，我昨天的意思是，我们先以情侣的身份相处，后面的事顺其自然。感情和修炼不一样，这个不能量化成具体数值，要循序渐进。一般来说，有好感的男女会自然吸引，然后相互试探心意，慢慢靠近，等到最后才是表白。在确定心意后，也不是简简单单就可以成婚了，恋爱和婚姻。 实在是两件事情。洛寒说完，问：“你听懂了吗？”“我能理解。”林清霄说。“你可以继续。”洛寒姑且认为他理解了，继续说道：“确定恋爱后，要等感情足够深厚，才会考虑谈婚论嫁。恋爱和婚姻的差别，嗯，举例来说，恋爱就是两个人快乐就够了，不需要考虑任何事情。” 可是婚姻不一样，要周全双方家庭、父母，要确保两个人的生活习惯、人生观念一致，还要有稳定的感情和物质基础。洛寒说完，林青霄轻轻点头说：“这些对我们来说，都不存在。其一，你无父无母，而我父母不会对我的婚姻产生任何影响。你说的第一点没有问题。其二，我们共同游历过很多次。” 我没有察觉到我们在习惯上有什么不适应的地方，如果有，我可以为你改。你不需要做任何调整。其三，崇山不算什么大势力，但我保证我的妻子儿女生活无忧，安全无虞，想来还是没问题的。洛寒噎住了，他本意是给林青霄科普正常的情侣或者说夫妻相处模式，万万没想到竟然被他套住了。 鹿晗哽了一会儿，才说道：“这只能说明满足两个人成婚的外在条件，并不代表这两个人一定合适成婚。婚姻是束缚，是克制，是愿意为了一个人违背自己的生物本能。婚前要足够了解另一个人才能和对方恋爱，可是要足够了解自己才能成婚。我觉得我们两人的感情还不到缔结婚约的程度，我们不妨先从恋爱开始。” 逐步了解对方，慢慢进入对方的生活，剩下的事情就顺其自然吧。林清霄慢慢点头，我明白了。洛寒怀疑：“你真的明白了吗？”林清霄自然是明白的。这里的明白，并不是指他听懂了洛寒话中的大道理，而是他意识到洛寒拒绝，说到底是感情不够深厚，他还不够喜欢他。洛寒原本觉得没关系。 他没有那么爱他，那他就加倍补给他。只要两人在一起，日久天长，朝夕相处，感情总会慢慢积累出来。就算积累不出来也没关系，只要他在，就可以。但是洛寒却不这样觉得，对他来说，没有爱的婚姻是枷锁。如果他知道前方是牢笼，从一开始他就会拒绝。林青霄退步了，他说。 一无所有的那个人，是不敢承担任何风险的。洛寒本来在探讨感情观，听到林青霄的话，莫名生出种妻子容忍出轨的丈夫的错乱感。更要命的是，他是那个出轨渣男。洛寒迷惑了，他顿了一会儿，试探的问：“那我们先培养感情？”好。洛寒努力抛去脑子里奇怪的即视感。 他飞快回想了前世看过的连续剧、电影、书籍，胸有成竹地说：“一般来说，培养感情要先从小的地方开始，比如第一步是牵手，然后是拥抱、亲吻，以及……”洛晗卡住了，他飞快地想上床有什么文雅又书面的代替词儿啊？想了许久未果，林青霄静静看着他，问。 还有什么？洛寒憋了半天，还是不好意思说，还有同房。他抿了抿唇，摇头说：“没了，就这三步。”林清霄是一个很执着也很耐心的人。小时候，许多同门学不会阵法，会气急败坏大哭，甚至摔阵盘。可是林清霄从不。第一次失败，那就再来一次；今日不成，那就明日。 明日还不成，他还有日日夜夜。他不是一个合格的赌徒，可是他是一个耐心极好的猎人。他最不缺的就是时间，他可以等。原本表白和成婚在他这里是紧紧相连的，现在林清霄在中间多加了一层。按洛寒的说法叫恋爱，标准分为牵手、拥抱、接吻三个阶段，或者是四个。 林清霄是真的很奇怪，他到底从哪里学来了这些大胆的想法呀？魔界和妖界这种地方真的要少来，风气不好，容易带坏孩子。洛寒并不知道林清霄马上给他制定了新的计划表。他看林清霄不说话，就觉得自己已经说通他了。洛寒立刻高高兴兴地想，情侣间都能做些什么。 他想了许久，浮现在脑海中的都是一些华而不实的活动。洛寒只好求助林清霄。你知道六界有什么情侣指南之类的东西吗？比如情侣不得不做的一百件事？”林清霄想了想，诚恳地问：“那是什么？也是，仙界怎么会有这种东西啊？”洛寒实在想不到曾经那些小情侣都做些什么。 只好站起身，叫来一个魔界侍者，问：“你们这里画本子生意繁荣吗？”魔界侍者被这个问题难住了，他摸不着头脑，问：“仙子，小的不识字，不知道您说的是什么画本。您要看画本吗？”洛寒叹了口气，塞给他一块魔晶，嘱咐说：“你到外面最大的书店，指明说要卖的最多的。” 写给情侣的书，不必拘泥形式，买回来带给我。剩下的魔晶就归你了。魔族侍者大喜，连忙说着好话跑远了。洛寒回屋后，林清霄问：“怎么想起来看画本？”“不是我想看。”洛寒纠正说，“是我想拿画本当灵感，找找我们私下里能做什么。我们总不能看书修炼吧？”林清霄闻言轻轻点头：“可以啊。” 不不不！洛寒连忙推辞，不必，我觉得还是干些轻松的好。有了钱打点后，魔族使者的动作飞快，很快他就回来了，一脸邀功的将他手里的书册交到洛寒手中：“仙子，这是小的对比全城五个书市精心挑选出来的，保准您满意。”洛寒没有多想，接过东西，随口说：“好多谢。”魔族使者千恩万谢的走了。 走之前还特意说：“现在如果下次还有类似跑腿的活儿，您可一定要叫我啊！小的就在这一带干活，您叫一声小五，小的就来了。”洛寒应下，他拿着书本回屋，坐在榻上，一边翻书一边说道：“魔界果然和仙界不同，连画本都这么厚，我以为一小本就足够了。”他说着翻开书扉，毫无防备的看到第一页。 反手砰的将书合上，林青霄看到，伸手来拿这本书，怎么了？洛寒连忙用胳膊肘压住书册，用力摇头。呃，没事没事，就是一本普通的才子佳人小册子。林青霄手握在书脊上，洛寒两手一起压着另一边，几乎把全身的重量都压上来。林青霄看着，轻轻抬眉。真的没事？没事。啊 罗寒头摇成拨浪鼓，他生怕林青霄不信，故意说：“我又不会骗你，你要是不信，我读给你听。”林青霄手指在书籍上弹了弹，忽然利索地放开手，坐回原位，说：“好啊，各位小耳朵，本集已播讲完毕，动动手指，点点订阅和分享，下集更精彩。”